犹太人大概是世界历史上命运最多揣的民族啊！他们历史上不止一次亡国，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。几千年来，他们保持着最独特的信仰——犹太教。他认为犹太人或者也叫以色列人是跟上帝定了约的民族，是上帝的选民。因此，犹太人拒绝改宗啊！他们不信奉基督教，而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几乎全民都是基督教徒。你不信奉基督教？ 你在欧洲人眼里就是异教徒，所以当兵、当官、从政、从军这些路都走不通啊，因为你是异教徒，人家不带你玩。那怎么办？只能经商。当时欧洲人也跟中国古代似的，商人地位不是很高。由于犹太民族命运太坎坷了啊，他们觉得呢，在哪儿都不安全，只有掌握财富才有安全感，所以他们一般就是经商，拼命攒钱。 犹太教又规定，犹太教徒之间的借贷是不能收利息的，那只能等着非犹太教徒借贷的时候，我放高利贷了啊！这就给人留一个印象，犹太佬都吝啬，都是放高利贷的啊！包括莎士比亚写的《威尼斯商人》，里面的犹太人都是放高利贷的。你还不了钱没关系啊，我要你胸口上一磅肉啊！其实就是说还不了钱你就去死啊！ 所以，欧洲人很长一段时间对犹太人的印象就是吝啬、残忍、狡猾啊，就这么一个印象。那当欧洲基督教徒发现很多犹太人发财了，心里就更不平衡。那异教徒发财了，你说有天理吗？赚的都是我们的血汗钱。这么一来，矛盾越来越尖锐，越来越激化。尤其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，纳粹党就巧妙的利用了这一点，把仇恨引向犹太人。 实际上，三三年纳粹在德国掌权的时候，德国人口六千五百万，犹太人还不到百分之一。但是呢，纳粹宣传说德国拿犹太人没辙，每一件阴谋后边都有犹太人的身影。甚至一战德国投降，也是犹太人干的。犹太人控制了国际金融网络，使德国人陷于贫困。纳粹分子还说犹太人在肉体上都是令人令人厌恶的啊，他们贪淫好色。 性欲旺盛是生命的低级阶段，使我们心爱的德国人民成为奴隶。希特勒公开在国会这么讲啊：犹太寄生虫利用我们的怜悯对国家进行掠夺，我们的人民因为这个种族陷入不幸。希特勒手下戈培尔更是说，犹太人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。那为了对付犹太人。 戈培尔的宣传部起了很大作用，利用广播电视、电影，甚至小人书、宣传画、传单，是吧？哪儿有问题，哪儿的犹太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啊！有个笑话，说这个当时德国北方一个小城给政府发来电报，上面写的啊，说立刻派犹太人来，否则无法进行抵制啊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都没有犹太人，你抵制个毛线？虽然是笑话，但足以说明啊，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程度。 他们专门拍了一部电影，叫《犹太嫌疑犯》啊。影片结尾，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死刑，这等于呢就是鼓励你滥用私刑。但是这样一部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，老百姓都被忽悠起来了。四零年九月上映，到了圣诞节，十二月二十五号，柏林六十六家影院都演过了啊。由此可见，反犹太主义当时在德国是深入人心。 随着希特勒权力上升，反纳粹立场的记者被逐出了行业；野蛮指责犹太人的出版物充斥在各个报亭；犹太裔的编辑作家被赶出了新闻界。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啊，纳粹党的老兵也是希特勒的老上级，马克思·阿曼领导的帝国新闻院控制了百分之七十的出版业，儿童读物中也充满了仇恨，把日耳曼人。 描述成强壮、金发碧眼、幸福的人，而犹太人肤肿黝黑、满腹祸心，是帝国的最大的恶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三三年四月，希特勒在德国仅仅掌权三个月，纳粹就发布一项法令，说所有非雅利安人都将被赶出行政事务。这其实呢，就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。这场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。 德国投降前，欧洲犹太人被杀了一千一百万。一九三三年以后，犹太人被有系统的剥夺了公民权、工作和财产，忍受暴力和残忍行为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做礼拜的地方被玷污，玻璃窗被砸碎，商店被洗劫，老人和年轻人被拳头、棍子打翻在地，被纳粹的长筒靴踩死。 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大街上被调戏。一些悲观的犹太人呢，就逃离了德国。但是乐观的犹太人，怀着对上帝和祖国的坚定信仰，希望能够平安躲过纳粹恐怖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大部分最终在焚尸炉里化为了一股青烟。对德国犹太人来说，1938年11月9号是一个转折点。 纳粹对他们的方式从压制性立法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。纳粹领导人以一个犹太难民杀死一名德国军官为借口，命令下属疯狂报复。那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，纳粹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城市、市镇、村庄，有系统的破坏了犹太人的财产，洗劫亵渎了一百九十一所犹太教堂。 放火烧毁了一百七十一处公寓楼，抢劫了七千五百家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，犹太人总计损失两千五百万德国马克，大约和一千万美元。犹太人遭受了鞭打和折磨，两万人被捕送到集中营，一百人被当场打死，不计其数的犹太妇女被强奸。暴乱之后。 德国城市街道铺满了玻璃门的碎片，在夜色的映照下是闪闪发光。德国人把这场杀戮戏称为“水晶之夜”。紧接着，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开始被剥夺，生活来源被切断。纳粹党象征性的给他们发食品票，拿这个换吃的去。但是用食品票根本没法活，至少活得非常差。据说有个犹太人想自杀，去上吊去了，但是刚挂上去。 绳子断了那这个他买到的这绳子质量太差，于是呢想放煤气自杀，但是煤气供应呢被切断了。最后呢，这个他只好靠这个纳粹政府啊发的这个食品票苟延残喘。哎，这次他成功了，活活饿死了。在这个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过程当中，也不应该忘记那些犹太人中的败类啊，比如这个。 阿斯谢尔教授啊和科曼教授，他们本来是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。据说呢，他俩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，纳粹头子通知他们，犹太人被送到毒气室毒死。这俩教授这个听完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是你们提供毒气，还是由我们来办？啊，如果中国人中的叛徒啊是汉奸，那这俩货就是纯粹的两个油奸。 纳粹一方面宣扬种族论，迫害犹太人；另一方面呢，扩军备战，就是要把当初一战失去的地盘呢夺回来。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十六号，希特勒正式废止了《凡尔赛条约》当中关于禁止德国军队复活的内容，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。从一九一八年以来，德国一直秘密经营以体育活动、业余飞行俱乐部这些形式出现的德国军队，开始重新武装。 希特勒确信凡尔赛诸国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，同时呢，希特勒也发表了一个演说，实际上就是欺骗。他说，为了维护德意志国家的完整，也为了确保世界和平，德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，而且他坚决保证德国的武装绝不会超出保卫帝国荣誉和自由的界限，特别是德国绝不会为了制造一场战争而重新武装。 希特勒说：“通过重新武装德意志帝国政府，表达了一种希望，就是重新获得荣誉的德意志民族，能够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合作，一起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环境。”发表了这一次演说之后，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一号，希特勒要求所有二十一岁、一九一四年出生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全部参军。 义务兵役制的时间呢是十二个月，志愿兵役制时间更长。犹太人当然被排除在义务之外。按照新的计划，德国军队拥有三十六个师，原来《凡尔赛合约》规定是七个师，十万人，现在是三十六个师，五十五万人。而且呢，未经国联同意，德国恢复了《凡尔赛合约》禁止的四种武器：坦克、重炮、飞机和潜艇。 虽然当时德国军队还远远的没有准备好，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，但是军队的训练如火如荼。看当时的这个纪录片啊，德军士兵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熟练啊。当然了，他最擅长的是踢正步。后来苏联、日本呢也这么干啊，说踢正步呢能够让人们按照一个鼓点去思考。英法美这些国家的军队没有正步走啊，一年之内。 德国的飞机产量超过了英法两国之和，希特勒准备让他这支新军去试一试，怎么试呢？他派遣德军进入一战后被划为非武装区的莱茵地区。莱茵地区虽然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但是呢，《凡尔赛合约》规定它被非军事化处理，因为莱茵地区紧挨着法国，法国绝不希望在紧挨着法国边境的德国土地上出现德军。 如果希特勒派军队进驻莱茵，不仅是对《凡尔赛合约》的侵犯，也违反了《洛加诺公约》。《洛加诺公约》是十一年前德国跟英法、比利时、意大利签订的。希特勒这么干很冒险，他的军队啊还不是英法军队的对手。所以，当希特勒准备进军莱茵的时候，有人警告他，说法国会强烈反对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。 这是被《凡尔赛合约》所禁止的，但是希特勒听完之后说：“放心，法国不会移动一英寸。”啊，希特勒实际上是看穿了凡尔赛国家的色厉内荏。不过，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莱茵地区之前，他跟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讲说：“如果对面的法国人动手了，你就撤回来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派去的是三个营，一千多步骑兵。 而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二十三个师、六百辆坦克。一旦法国人动起手来，这支小小的德军就会灰飞烟灭。但是法国人没动手。希特勒说：“我看穿了纸老虎的面容。”后来，希特勒跟自己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谈到这事儿。啊，霍斯巴赫回忆说，希特勒讲啊，下达了进军莱茵命令之后的二十四个小时，是我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。 我不止一次跪下来祈求上帝显灵保佑我，结果上帝真的显灵了，德国得救了。打这儿之后，希特勒对外扩张的野心就更大，步伐迈的也就更远了。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